锵锵三人行，哎呦，舒婉妈妈来了 <laughs> 啊！ <laughs> 舒婉，咱们不是咱们的孩子了， <laughs> 是你们的孩子。舒婉的台湾出生的宝宝孩子，哎，现在要在香港受教育，这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内地孕妇的问题。哦，是是哎，徐徐老师，你你你上次还建议，就说最近香港炒这个事情炒翻天，但是我有一个感觉，从这个大陆这个堵车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们为什么争先恐后？ 我认为是他们生活里啊，常常觉得朝不保夕，就是说呀，过去咱们在广东，广东人有句话也叫“叫看见红灯绕着走，看见绿灯赶快过”。嗯，你看我们的这个时间感呢，速度感呢，都非常的鲜明，这是跟我们生活经验有关。嗯，这辈子很多的事情，真的是你要赶到第一波，你你赶上了就赶上了。你比如说，呃，内地的孕妇，前前是前多少年开始。 那个聪明的人就知道到香港生孩子，到香港生孩子，哗哗哗哗哗，结果到现在，人家香港叫停了，你就是公立医院停止预约内地孕妇了，是吗？但香港自己本身很多矛盾，他的私立医院还想多，多接受，那有些中介公司就趁机涨价，就纯粹是一个呃商业利益。但从香港社会的全社会的利益来讲呢，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好像差不多一半。 去年生了八万个宝宝，四万个 <laughs> 来自我大陆同胞。啊，那那那这样来的话，他的眼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，他剥夺了很多香港孕妇的这个公共还在医疗资源享受的权利，有很多要预约，预约要付钱， <laughs> 有时候你就刚怀孕还搞不清楚了，先要去订床位，否否则没有等等，就就剥夺了香港本身的人的很多权利。另外，更长远的是，它还影影响人口结构。 它长远来说，它会影响香港的人口，因为香港的这个人进来的人是早就算好的单程嘛，每天多少个，那它有一些人自然死亡，有些人移民，所以整个香港的人口它是像一个水池一样有进有出。那现在香港是属地政策，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人，他将来就永远是香港对，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。为什么有的内地孕妇说，我宁愿多花二十万，我也要到香港生孩子？对，那家伙落地生根。 香港人呢？香港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想当香港人呢，我就怕恨不得，因为你当香港人，比是是叫什么护照啊？特区护照。特区护照啊，一百个国家免签，哪用现在这整天签证受这个阿扎气啊？他现在的那个出去旅行比美国护照还早，啊，就是啊，啊不安全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这香港的这，而且你知道，他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你就可以拿众元了，你就什么都不做，你今天什么工作都没有了，可以拿三千多块。 一个人，香港有很多家庭，一家五口，一个月拿近两万块钱，他工作绝对找不到两万块钱。其实你看，我觉得主要哈，我觉得回归到那个孕妇的心情啦，因为两位都不会大肚子嘛。 <laughs> 所以孕妇的心情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就很简单，我要安全，我要一个安全，所以就是说我在什么样的医院生呢，可以让我觉得有保障，而且台湾有一个，我就觉得我就不懂为什么香港会没有这么先进的地方，台湾很流行坐月子中心啊。 各式各样坐月子中心，对，就是让你产妇在生完了 baby 之后呢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坐月子中心，那简直就跟到五六星级的酒店去度假一样，专人帮你看护着小 baby，而且那些专人呢，一定是严格有一些呃有这个证照的，有护理执照的，但当然也有一些呃可能条件不是说这么好的，总之就是说有坐月子中心这么样一个服务，可以让大家也减少一些婆媳，比如说坐月子期间帮助的一些问题啦，那很多人说本来婆媳关系很好，就是因为一个坐月子可能可能彼此惹。 出了一些嫌隙也不一定，然后而且产妇身心情真的会有一些影响哦，也需要非常好的休息，是这样。那你说像现在内地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因，我我我们跟朋友私底下都开玩笑说，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有钱人的战争？因为现在是因为你如果说平常在公立医院大家就算了，私立医院是你有钱你也可以去排队，但问题是现在很多有钱人都感叹说。 我们有钱呐，也要花大把的时间去排队，然后心情当然就不高兴了，就不开心了。去算了一下，那包括医疗这个资源，他们会觉得医生人手不够，护理师人手也不够，通通都不够。那要怎么样应变这么多，这么多的人？你要说这个医院呢，我觉得真是个管理问题。香港的医院，在过去咱夸过，就是它的管理好。 我就说这个，我有的时候这个闲着没事干，我也浪费香港医疗资源。我去检查，我没事去检查，我就说我享受香港的这个医院。我觉得他们配合的好像中国女排，就是那个就是就是这个医生和护士，夸夸夸一个一个护一个护士把你领到一个 X 光中心，你在这等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啪片子拿来，然后另一个护士噌，一切都在流动中啊。你知道我一天就是不同的人就跟那个女排交接一样，啪一下把我领到哪，甚至有人领着你坐电梯。 你知道吗？第一，般在一个医生的门口等不过五分钟，啪，你就能见到这个医生。我觉得他的这个系统啊，了不得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香港不管是医院也好，还是公共机构也好，里边工作都不是人呐。啊，他们都超时，了，就是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护士，嗯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嗯，他是一个清洁工，或他是一个开电梯的，就是说，但他不是一个，你忘了他是一个人，嗯，你明白我意思？他就在做他的职守。 我这个相比较之下，我就发现你到到内地哈，你再严肃的场合，法庭也好，海关也好，医院也好，那里边的工作人员呢，都像在家里一样，哎，那个态度是放松的。我我见过海关的人呢，他去倒水。 他去，你这边很多人排着催他吧？他去给自己倒一杯茶，他走过去走过来那个样子哈，就跟在家里走路的一样的样子，背影都看得出来。在香港你看不到的，你他一上班的时候，他的人是抽紧了的。哎，是徐老师，非人的待遇。我我跟你讲，但是这个这个就是两岸三地看着不同，要不说两岸同根呐。这个台湾。 很多朋友专门去台湾的医院，嗯，也就是说服务，它跟香港又不同。香港是非常职业，就像你说的有一种非人的感觉，但是做的非常到位哈。但是，呃，你说我们大陆像家里，台湾 <laughs> 更像家里，但是它是一种特别亲情。那个就是医生护士讲话呀。 就是跟这个香港开呃不是跟台湾那个开店的那个一样，它流露着浓浓的那种人情味儿。我觉得刚好是个调和啦。我觉得这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，我觉得这是人治与法治的那个社会习惯不同。 比如说像港台两地呢，可能在很多的呃制度上面，他们那个法规的条目是非常清楚的，包括每个医生的职责。比如说他可能不能在病人的请托下，我乱开一个处方签给你，哇，就是被查到了可能会吊销执照等等。台湾呢，我觉得最多内地的朋友喜欢到台湾去做健康检查。确实是是， <laughs> 哎呀，就说的简直啊，就是靠他们说的跟去夜总会是差不， <laughs> 不能说是夜，就是反正就是洗桑拿去了，就是很四温暖为他们现在因为比如说公立医院会大排长龙，那现在有一些私人的。 哦，健检诊所，它可以让你在半天之内你就检查完基础的，你另外的当然要自己自己选择加价嘛。基础的检查，但一般的人可能就我需要基础的，基础的就够了。有更精细的，可能他有特别的需要，一站式的服务。 你从进来哦，那个啊，你好，那个今天登记几号？帮你做完了手续，你就像进导游团，真的不夸张。我自己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像导游团，他们就会有专人，比如说你们这个八人一组，嗯，啊，他们一次都不会太多人哦，啊，还是精细的小团体啊，八人一组，他先带你，你们等一下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，你们先做呃先验什么尿液，杯子给我就好了，然后之后有人专人带你到哪里去看一个影片，然后又有专人领你到哪一排的沙发去坐，然后几号都会告诉你，就完全就是很放心，然后。 你只觉得很轻松、很愉快，然后很顺畅。哎，我的检查完毕，我也拿到报告。但他不是给你作弊，就是说不通过的也给你通过，这不是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医生他会这样，你检查完毕之后拿了你一一一张嘛。 从头到尾上面很多选项，拿完了之后，最后还会有一个总医师坐下来，会跟你把你今天所有的状况好好的跟你讨论，包括你有什么问题。你在最后的咨询室里面，那边就做一个总的，那比如说总的报告、总结报告，然后你再拿那一份继续再去寻你需要的医疗资源。内地是内地是家庭温暖，那个家庭制的那个所有的机构的一个特点就是说，你要不认识的人呢，你就惨了。 嗯，这个脸都是这样，他在喝茶不理解。但你要是认识呢，嗯，那个亲切啊，哎，但是要还要认，还得要认识。也也不是徐老师，我呀跟现在流行的风潮唱唱反调。啊，我们对大陆的医院呢，包括我很多年没进医院呢，一直是有这个印象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包括现在大家讲什么医患冲突、医患矛盾，对吧？好像大陆医院，我的可是我现在产生一个怀疑，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娘入院。 对吧？我通过我个人对一个医院的观察，市级的这个医院啊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个很，就是我没想到这个医，就是就是我们石家庄的医院能这么好，呃，甚至你咱们广告之后，我再给你做广告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你知道，当我现在想夸一个大陆医院的时候，我心情很矛盾，因为呢，就是我我们是做媒体的，我的耳朵里灌满了的报道是大陆的医院是一片糟糕，对吗？以至于我现在就说我要说我亲眼所见的这个好啊，我觉得会不会犯众怒？可是你，可是我确实。 我也一直对大陆医院是这个印象啊，但是这次就是我我只能说，比如说我妈妈住的这个，再具体说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他神经内科的，就这一块，别处我没看到，我不能那么讲。呃，不光是对我们家，因为人就观察嘛。你像这次这个北京宣武医院一个焦立群大夫，他他跟我聊，他说我一年跑一百多个医院，他说因为啊咱们这个病人呢，往往就不知道要不要转院，说因为你发了病，你偶然送到一个医院。 然后你就想他是不是好的，要不要转？但是呢，你看人家焦大夫就说说，那我这一年跑一百多个医院，他说我也有个本事，我到一个医院一看呢，我就知道这个医院怎么样。我看五分钟，我就知道这他说这医院哪里呢？他就说他就说啊，这个医院不错。后来呢，嗯，我看了五五五五天，我也有了跟焦大夫同样的这个体会。我现在也会看了。我跟你说看什么呢？ 看细节，说白了，你能看。比如说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石家庄或者大陆的医院呢，能够到这个程度。首先呢是基本干净，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打扫啊，就保持你的这个干净。再一看，看医疗设施，在医疗设施就是那个床啊，你像你要到一个差点的医院去，它就是那个铁架子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它都是那种跟香港病房里的那种床。 带带带摇的带轱辘的，两边那个那个弄的那个，而且呢，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啊，我这次发现这个护士怎么这么好？然后我还打听那些个人都说说护士都挺好。你看这也改变我以前对大陆医院的印象。我是亲眼所见，哎呦那个护士，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？他他就是，这差不多五十五分钟十分钟就来一趟。这个病人家属，你不管要干什么，要翻身还是要什么？ 大便、小便、屎尿，这护士都帮忙，甚至有个护士都带着护腕儿，那是这种重体力劳动啊，而且说话真是和蔼可亲。你说这都是我亲眼所见，然后人家那个牌子上有这个承诺的，就说这护士啊，就是呃静脉叫什么静脉呃呃这个输液哈，给你扎静脉，一次要没找着，退还所有的输液的这个费用给你。说输你比如说病人打点滴嘛。 他们叫什么叫叫空液现象还是叫什么？就是说啊，这个液体没有了，嗯，病人家里叫护士啊，没及时换。如果发生一次这个现象，这护士没到，退还这个项目的医疗费用，这是真真格的。而且，所以说你知道吗？给给我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，你你要知道，就是说咱们得承认，我们石家庄就跟中国任何一个城市，包括北京一样，我们还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地方，包括一般人民生活、人民的这个文明程度。 比如说，可能还是有些不太爱排队，有些脏乱差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我所以我说，为什么医院是个管理问题？我发现你这这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处于那个类似于酒店大堂的那个位置啊，你好像还是不大有办法，因为毕竟是十里八乡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啊，弄得你这个环境没法不有些乱，对吧？但是你真正进入了他的这个病区啊，你就发现啊，干净了。 呃，这个呃，清洁了，而且医生护士，这这这这这看着像个样子，那就靠谱吧，就靠谱吧。这我不能瞎说，就说我这是我观察到的。那么你说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脑子里灌满的信息还是大陆的医院一片黑暗。可是为什么我就我亲眼所见的，让我产生一个疑惑？我说大陆的某些东西是不是在悄悄的进步？就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呢，很多地方的情况很差。 但你看到的那方正好很好， <laughs> 我感觉他们他们对你以后会更好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很多地方都在进步，可是我们呢，通常只批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，嗯，把那些局部的差的地方放大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眼前有八件好事，可是我们老在批评这一件坏事。 人都是这样的啦， <laughs> 就是想纠正这一件坏事嘛，所以两种可能都有。你知道，我我我觉得这几年来很流行一个措辞，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哦。嗯，我们大家就我觉得全世界人在看中国呢，都觉得在建设方面没有话讲，非常进步的快速，在硬实力蓬勃发展的同时呢，在软实力上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新的感受。我住过院，我自己知道，其实护理人员哦是。 让我们对这家医院感受的第一线非常非常重要的尖兵，他们总说医医生医术好，但有些医术很好的医生，他态度也不见得很好。医护人员非常的重要。刚刚我们提到大厅，像台湾大医院的大厅里是怎么样，也是一样非常的嘈杂很乱哦。可是你会看到。 非常多穿着背心的志工，他们就故意这样设置，特别是在有一些楼比较大，然后转角比较多，他就在那个转角设置那个穿着背心，你一看就知道他画一个十字，十字嘛，一个救护站咨询人员。所以变成说，让你让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哪里人哦，你你到了那个医院，你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你什么都可以问那些义工。所以变成说，你一进到医院，你你不用担心，只有你如果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。 很害怕，啊，没人帮你，那些人都叫小蜜蜂，都都像可以帮你。你看，这也是医院的一个细节哦。对对对，他在服务变换上面等等，所以您刚刚对，你就那个那个，你知道那个护士啊，他这个穿梭来去的感觉是随时有人帮你，对，让你觉得很安心。哗一下他就进来一趟，或者不管你的病人家属在做什么，他来了见到就帮忙。 但这个包括翻身拍背这些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些护士挣挣不了什么钱。你说，对对护士永远就是很辛苦。就我们很想帮们多说态度态度又特别好。我我我自己的直接感受跟你一样，就是我直接碰到了。我去年夏天不是同时住了两个医院，上海的瑞金医院很非常贵的好的病房，跟香港的法国医院那也是个好的医院。护士在进到你房间为你服务的层面一模一样，两边都非常专业。是吧？区别是。 你如果跑到护士那个他们自己有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到香港的那个护士在里边，一个个都不说话，都在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，在中国呢，你跑到护士他们值班的房间里，八卦，他们就在聊天了。台湾 <laughs> 台湾也是，他们台湾他们就很亲切，都在聊天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说，在香港没有红包，在内地有红包，尤其是签到越大的手术。 这个红包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慎重。要命的是啊，你永远不知道该不该送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，要不咱们卫生部就彻底下一个，这事儿摆明了就要收。收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就完了。什么手续百分之多少？最难办的就是台湾是现在很怕说人家医生也很，人家医生也很和蔼可亲，那么人家也挺尽心，但是到底该不该给？我觉得最烦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主任有一次单独来看我一次，他来看我一次，平常都是很多医生寻的。 可是他单独来看了一次，我当时非常感谢。我想，你看他对我特别关心。嗯。走了以后，朋友跟我说：“他为什么一个人来呀？是不是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怀孕呢？”对对对，你说同样一个行为，我怎么解读？所以我现在强烈建议，就是说以后我们医院明码标价，红包把它公开化。我们愿意给啊，我们愿意给，对不对？而且也也， <laughs> 是咱们去导演说不能再说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Oh. <laughs> 事儿啊，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体会，好烦，你知道吗？明码标讲，明码标价。对，你有时候送个红包，怎么跟做贼似的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也得考虑人家这个大夫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，你先首先，人家大夫不一定要，你不知道人家要还是不要。对。可是你不不给嘛，你心里又不安。还还有你最不知道他的这个期待指数是多少？对，而且你知道他要具体的，你给现在医院人家也挺严明的，都有摄像头的，你得为大夫考虑。至少你觉得我不能在医院给他。嗯。 那么你怎么能把他诱引诱到外头？人还到家里去看望他？对啊，你又说要不这咱吃顿饭，吃完饭的时候顺便给，你又怕人家不要吧，弄得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永远就闹不清这个问题。有网民给我写过 email，我记得印象非常深，就是我批评过红包，然后他就指出制度好的地方，然后我也认识现在学医的人，现在无数的人在学医嘛。嗯，你知道学医是时间比人家长的，付出的代价是比人大。的那。 旧社会也好，香港也好，美国也好，医生是明摆着比一般的人收入高的。哎呦，可是现在中国大陆，他们他们说他们学医的人呢，都知道老师还有医生啊，收入是高，可是有一大半是就是这样。我就就说咱们这个这是中国的这个问题，收入结构的问题，就是说。 真讲这个纯粹的明面上的工资单上的那个钱，医生太不医生呢，他跟全世界相比啊，你看啊，在西方，最好的职业让孩子学医生，学医生家里也需要最有钱，因为他学的年头好像得上八年，考八年，学出来特别长，但是一旦学出来，什么姑娘都嫁给你儿子。你说最好的职业，台湾也是。 香港也是，医生是最马的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分析的很清楚，你这些脑力劳动，你的培养时间长，你将来的得到就多。你有的东西，你训练的时间短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如果说没有，咱咱咱说说说完再说说，光咱俩了了解了没完嗯。 没有，我就觉得像红包文化这四个字呢，在台湾，呃，大家一度会很担心，觉得这是不是穷穷那个穷蛇毒蛇猛兽啊？但是其实红包文化，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心情，很有趣。就。 有时候呢，我觉得就像刚刚老师讲的，你真的是一个感谢，你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，就想说我包一个红包，比如说像我们小到送家具人来好了，那个明明你的安装跟什么运送都包包含在费用里面，但是你就看一个人师傅扛着沙发这样子，哎呀，你真的心里会感动，觉得说不好意思啊。然后你你拿红包，他们也也不好意思， <laughs> 但你你就只能够用这种小小的红包，是不是补贴他们的一点点汗水，会有这种心情？同样以前大家会担心台湾也有过，那个收的红包最多的就是某某大医院哦，他们呢就是台湾也收，台湾有。 哦，有那时候也被诟病，比如说最知名的台大医院也曾经有过非常多。那大家会担心，我红包不送，你开刀到底有没有跟我掉一根针进去啊？或者少缝一条线啊？是啊是啊，最近谁不就掉了根针？就很 <laughs> 怕这种韩韩韩国的那个。对，但是如果说红包的红对红包，刚刚说要立立那个标明化哦。如果说红包文化的感谢，因为这样变值了就比较不好，所以这种病人要很审慎。就是说，如果大家变成说给红包跟不给是一种恐惧。 对我医病，你这个医生到底会不会把医术真正施行在我身上？达到恐惧而给的红包，那不对。那这个就跟真正感谢的红包的这种意义会有所不同。所以像台湾对于收红包不是畏惧，但就怕里头的钱的问题，所以大部分都送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用品。不不，但能不能在这中间有个过渡？就像美国，你去吃饭给小费有一个百分之十五，的，大家没有零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